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跳一回龙门了啊！ <laughs> 大侠来了，对对对对，不可能不可能！刚才我还说他穿这身衣服就跟那个练功裤一样就进来了，宽宽大大的，没有吧？ <laughs> 对，然后说 <laughs> 你看人家徐导演这个头发，这种这种，他说白就是大侠。 不是师傅，武侠 <laughs> 高手的师傅， <laughs> 高武侠片里面不都这样吗？ <laughs> 没错儿，没错儿。呃呃，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说，哎呀，你有也没毛出现第一根白白也没毛啊。我说，哎呀，开始越来越像武林高手。对对对对对，像武林高手迈进。这个人呢，会挂相的，常年想什么，常年做什么，慢慢的就长得往那儿去。 你看徐克是吧？徐克， <laughs> 这真的是越长越像你电影里的人的人的师傅。 <laughs> 呃，常常问我说：“你你到底你觉得戏里面的人物有多少是你自己？”对，我真的分不出来。我说我说，如果要算是的话，基本上所有都是我的。嗯，哎，你会不会经常做飞的梦？经常啊，呃。 对我来讲，飞是很正常的， <laughs> 没有特别是想说，不不飞才反常的。 <laughs> 就这个，你们发梦是走路的吗？啊，你们发梦是走路？我们有时候走着，有时候飞着。 <laughs> 你全飞是吗？我基本上飞是大部分是，我我我发觉是我在想说，所有人梦里面都是在飞的。哦，都在，好好的买菜都在半空浮着。就不飞的话，也身体很轻。 是是是这个意思吧？没错没错，我没说错吧？可我有的时候呢，这个片子里会有一个，就是不是片子里我的梦的片子里啊，有时候跟人打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现象，比如说如果我拿的是枪，我怎么觉得呢？你这一枪啊，这子弹啪就打到我，我这一打出去啊，子弹老是那么慢悠悠的飞向你。对，我觉得我也也也是个现象，我我发梦打架老输， <laughs> 奇怪。 就是给人追啊，跑那里去？就老是在躲，这什么原因因为我不知道，是心理上出问题了吧？是你的戏里面追杀场面太多了，是不是？ <laughs> 是因为生活里面不？这就说明啊，电影是对他梦境的一种补偿，对人的这种平衡吧。是，从小想飞。他的电影不只是人物像他，他我觉得你的电影在拍的最最好的时候啊，他的电影，你觉得是整个戏那个世界那个气场，嗯，也太明显了，这就是徐克。 给我举个例子，你你的电影里面，我都我我跟他认识蛮久了，这 <laughs> 但但没有太多机会聊天，都没机会说到。 <laughs> 不不不，我不敢谈到。就我我觉得他的电影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啊，比较平常，我发现很少人在谈就是刀。为什么？我那个戏一看就觉得，哎呀，好徐克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火。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其他有人说，哎呀。 一个电影有特别的感觉，我自己你自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是有的，他那个电影那种气，就是那种，就有点像什么，我就这么形容，有点像一个人做的好好的，一发劲的时候，这个山爆裂开来，里面肌肉啪那么就胀出来，那种感觉，他的戏有时候会有一种觉得，你你有时候会给人感觉他的戏好像装不下，他要。 装进去那个东西，那个北京话叫盛不下你了， <laughs> 有点那个感觉。比如说，我我常常看以前我的感觉，我跟王詹谈过，王詹，我是老问王詹，我说哎呀，王詹王詹王詹王詹我说王詹，你觉得你怎么看我们做那么多酒店，我应该是什么一个回事？然后 <laughs> 对啊，你觉得我是个什么病人？ <laughs>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我什么精神病？然后说什么又？你觉得你喜欢什么东西？我问过他。 他就说你太多棱角，那我后来我的解读是愤怒，嗯，某种不满，那这种愤怒不满是来自何处呢？就不知道。那也是有，这也很强有有道理，有道理。甚至你知道吗？有人对你有一个评价，都查你三代呢，就说他小时候是越南出生，对吗？我是在越南童年长大，从小长大。对。那么当时越南也是战乱，对对对。后来说他到了香港。 那么正值呢，内地在文革，呃，后来又到了哪儿？也是这个到了美国的时候，是越战是不是？还是反战反反战？就说他都是生在这个这个世乱遭飘荡啊动荡之年，所以呢，他有一种乱世情怀，是不是愤怒跟这个？我我我唯一的，我觉得这个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我常常想起一些童年的记忆啊，呃。 躲避战争是其中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呃画面画面呃，我记得那时候呃，我记得呃有一段时间我我五岁的时候，这个飞机轰炸在在哪儿？那时候在西贡西贡啊越南越南啊那时候轰炸城市，然后又我记得是我有个画面，就我在呃二楼看下去，突然警报一响。 里里没有经过警报吗？没有，没有。空袭警报啊？呃，真的没有。就是演习中，不知道是什么警报，呜一响，哦，街上的人这样走的，哗下，全部乱成一团。这个挑东西、放下东西就逃了，就就走了。瞬息之间，局面大变。从此之后，那几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正常在二楼吃饭，因为我们的房子盖的大概没有那么牢，监牢吧。 这时候变成全部在楼梯底吃饭，楼梯底刚好就是地面的楼梯底，然后楼梯底旁边还有个洗手间厕所，哎呦，啊，然后在旁边吃饭，因为怕这个压下来，压下来变成楼梯底是最坚固的，在那里吃饭。在下面我们一家人，我妈妈带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在下面在躲着。 聊天讲一些讲故事，我我老妈就很喜欢讲故事，就每天晚上就拿着一本小说念给我们听。哦，啊，那时候我没有没有电视，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呃收收音机、电台的收音机的节目，就听她念。我我后来我更精彩的一点是我发现她不认识字 <laughs> 啊，她怎么会念这东西？ <laughs> 这就怎么念小说呢？我觉得 <laughs> 这是疯人， <laughs> 在编嘛，那就是这，所有后来我都不太理解。我是所以养成他最后自编自导， <laughs> 而且画面不着文字，就用画面讲故事。所以我刚才他讲你讲那种愤怒啊，我也觉得很奇怪，那种哇那种东西要刺出来、胀出来。 那有的时候那种愤怒啊是很明显，那种火爆。比如说我刚刚讲刀那个戏，就对就怎么这么火爆？这部电影，就我有一些影评朋友很喜欢，有一些就很不喜欢，受不了，就是太爆了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啊，我就很过瘾。你说的那个，我是感觉我在《东方不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的那种啊，就是速度，这个给人特别，就是呃感情啊，在速度上。 表现了出来，这家伙这个感觉是红颜一冲冠一怒啊，对，唰一下就超过三千公里一样，就就就出情况，吧？他有这么一种是哎，这个 <laughs> 是他特别的一种东西。奇怪，这个是因为我觉得金庸小说里面“东方不败”四个字，这个这个力度很强。因为我当时听到，因为金融小名字很厉害啊，这个东邪西毒啊，什么南斗北丐。 东方不败这个名字真的是，在这么多小说里面最猛就是他。这个东方不败跟杨过对比是很好玩的，杨过是完全这个名字是。 感觉觉得不是个名字， <laughs> 杨过啊，只是他这个名字变成经典，因为他的人物设计太好了。所以我们说每个人男人身上都有一个杨过啊，没、有一个东方不败嘛，都有一个 <laughs> 小龙女。小龙女， <laughs> 那东方不败就是给我感觉是他是最高峰的，就是他的人物里面是东方不败变成一个神神话的人物了。 这些神话人物，我觉得就是如果要要拍他的话，你觉得你要把他变成很激激情之下迸发出来一种很猛的这种力气场跟力度。所以他当讲到动画不败的时候，我就永远是说，一个他是最极致的一个最强的一个形象。他是拿人物来画画啊，这家伙哈，所以。 咱们就这次就期待了这个龙门飞甲，我我觉得我也不是当着面夸哈，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啊让人期待的太太多了，因为三 D 总是要进电影院，解决了我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文艺片创了高票房，我还是说，我说他没有解决我这个观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会进电影院看，呃这种小电影啊，我还是买碟看。但是你看 IMAX 三 D 至少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就我好奇。 这个东西在家里没法看，我就得去电影院。当然，在咱们电视上也没法看。 <laughs> 咱们在电视上看一个二 D 的一个片花，一个宣传片，了解一下风采啊。看，你是打算跟他同归于尽吗？我会在那狗头上刻上我的名字，我是你们东西厂的杀星赵淮安。龙门客栈是什么地方？他们的底探出来了吗？ 给我两碗素面。我要做官，做一个位高权重的官。你说酒里没毒，你喝。哈哥到了。是真是假？不要以为你们骗得了我。以假乱真，把他们连根拔起。 说三 D 三人行，喂，我我我觉得总有很快，就是不是总有一天，很快可能三人行是三 D。哎呦，好啊！ 我在前面，你们俩在后边。 <laughs> <laughs> 没有。然后我们观众看到我们的美女嘉宾，忍不住手就出来。了。对对对。哎呦，哎呦，伸手，素不性的喷到观众脸上。伸手去碰的话，你发现手指在画面里面很奇怪哎呦，在想这些。我跟你讲，他，我甚至都想问他，除了技术之外，他还关心什么？ <laughs> 他满脑子都是这个。对。而且我要给你考证啊，我在对你的采访当中，我看到你一个这个挺惊人的说法。 他说：“这个三 D 的历史比电影还长，是当然是有人引用你的话说三 D 有两百多年历史。我不懂这怎么解。”呃，发现三 D 的这个理论是一百二三年，一百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是有人发现原来我们看东西的这个习惯是两个眼睛就会看出立体感出来，所以当时就出现很多三 D 的呃插图啊。 后来照片出来了，这摄影出来之后就有三 D 的照片，就用那时候很简单，的，就拿这个东西来看三 D，然后一个镜片，呃，其实它就是两个眼睛，原理很早就有了，对，啊，然后就很快就有三 D，但电影胶片出现出现之后，很快有三 D 电影，这个三 D 电影一直不成功，原因是因为里面一些技术上没有法子解决，你可以。 一个一个画面里面造成三 D，可是很多画面接起来的话，你三 D 不不舒服。所以其实六十年代就有了嘛，三十年代都看过了，是还早，还早。那么这个三 D 加上 IMAX，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 IMAX 现在应该是有有两倍至三倍的这那种呃那么大。嗯嗯嗯。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IMAX 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技术上要重新理解过，因为比如说字幕。 嗯嗯啊，因为我们以为字幕就放在画面底，对不起，我们看 IMAX，如果要放画面底的话，我就看不到字幕了。 <laughs> 因为头要不断这么动，对，没错，所以字幕要移上去。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会不会太高了？你试一下，注意一下，你看 IMAX 字幕是是绝对的绝对。的，因为我第一次在香港看那个 IMAX 啊，那个座位都是阶梯式的嘛，我当时感觉啊，我悬在半空中。 面前是一个巨大的屏幕，上面是天，下面有地。对，所以你是一直很关心这种技术的东西吗？没错，人家说他技术控。对啊， <laughs>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有一次，我我第一部拍第一部电影是《蝶变》。对。那我当时拍《蝶变》就拍这个蝴蝶啊，哇，好辛苦！这个从台中、台南运了很多蝴蝶来。我记得我听过的时对。然后放拍，然后看那。 那刘天赐来拍，看我班就坐了一天，看我拍了一天电影，拍了那个蝴蝶，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那你为什么不用特技呢？哦，我当时想说哈，用特技，那那时候开始我就说，哎，我们没有想过用特技。那个后来就嘉禾问我，来问我说，你你就你有兴趣拍什么电影吗？我就说我要拍一部。 用很多特技， <laughs> 有很多特技镜头的电影啊，就是在就出现了《新暑假战侠传》。嗯，而那时候就因为呃做了那部电影之后，就训练一批人出来。那那批人我们就一直在在去发展他们的可能性。那慢慢慢慢也是因为呃电影的工具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发达。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意思是呃影响到很整个市场的变化是。 电脑，嗯，这这个元素变成电影的一个很强的工具之后，开始就把我们的市场拉的距离很远。你是不是那种就因为刚才我们讲你做梦梦见本来你的梦就所有人都在飞着，你是不是本来就是脑子里面充满这种画面，然后遇到正好有技术可以帮你把它完成出来，还是说因为有了这些技术，那你的想象才变变成有这么多的？我我觉得是。 这个互动性很强，比如说我们因为有有了某种东西，比如说我们看武侠小说，好看一个呃一个呃一个一个画也好啊，看那个东西，我们哎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很有兴奋感。怎么做呢？ <laughs> 怎么弄出来？怎么样做呢？比如说你说《神雕侠》里面的万寿山庄，一讲哇很兴奋，有老虎狮子什么都有。 <laughs> 如果要拍怎么做呢？一想。 哎，算了吧。可是如果你说啊，原来我们有这个工具，或者我们有这个可能条件去做的话，这个万寿山庄绝对是可以表现得很惊人的。而呃，对，而且呢，我最近研究这个中西绘画呀，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 <coughs> 西方画的这个人呐，画的都比较实嘛，对吧？东方画的人，按说是不是形似？但是有个画家跟我讲啊，他说你看东方人、中国人画的人物啊，有仙气儿。 他是往神仙那个方向画，尤其是这个衣带飘飘。你看咱们那个飞天，就是中国文化当中，我我有个什么什么，中国文化当中啊，这个轻轻的飞，好像无重量一样的飞。西方也有飞，但是你看古希腊神话里他那个表现呢，他也是那个胖乎乎的在天上飞。西方是重重的飞，你包括 <laughs> 你说你像阿凡达，他飞。 它也是很重的机器，很重的兵器，什么星球大战，它是重重的飞。你看中国从他的武侠里看出来那种精神呢， <laughs> 是像魂儿一样飞， <laughs> 那么像仙人那么轻轻的飞。就是有几种感觉的不同东西，一种是我们讲的类似是呃魔幻的题材，比如《封神榜》，而是这个呃《西游记》吧，这样子这种东西啊，它它就让你感觉是人的。 人的精神状态就是一种穿越，超越了所有时空穿越时空，所有我们理解的物理学全部都没有，越没有就越符合那个世界。比如说，你说我们讲的永远是我说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 <laughs> 这个速度是超过 <laughs> 超过光速啊，二 这徐克琢磨了半辈子， <laughs> 他老想这些。 <laughs> 那你你说这个跟斗要飞多久呢？是 <laughs> 是是两个小时呢？啊，还是是两秒钟？还是多？你说这个时间性我们在小说里面没有的，没有说，这都翻了跟斗十万八千里就到了一个地方去了。可问题是这个时间是多长？两天呢？ 两个小时还有两分钟，这一个跟斗飞多久是吧？这个跟斗就产生一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一个一个疑问在里面是不是？它超了光速之后，它时间倒流了，所以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根本《西游记》就不成立了，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它掺有科学里面，它就不成立了。没错，那就是一个黑洞啊，在里面所有物理定律都失效啊。 <laughs>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好吧？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徐导演是个较真儿的人， <laughs> 怎么飞的， <laughs> 是吧？你刚才讲翅膀，跟我讲讲是怎么着？我觉得西方的飞都有带翅膀的，天使都有翅膀的。对对对。所以我们的仙女啊，嫦娥奔月啊，完全是完全是一个轻飘飘的，几条飘带就飘上去了。没错，孙悟空什么都没有就飞啊。 啊，腾云驾雾，腾云驾雾有云，云，站在云这个就这么站在云上就就飞上去。所以我听他的这个这个合作方这个于东啊，而且还有一个说法，他就他说三 D 的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题材都合适。他比如说你要是大的灾难，你这个比如地震，这个观众啊可能会觉得血喷到你脸上那种你不舒适。他说，但是中国他们觉得唯有这个武侠，武侠最能用这个。 三 D 表现，其实这个相对西方的科幻，对，我们我们有武侠，他们有科幻，对，他其实他科幻已经变成有点武侠了啊，所以这么变形金刚啊，什么 <laughs> 开始大型武侠片，样子。对。那我们的其实所有这种比较奇观式的，就就用从三 D 的角度来看，因为三 D 给我的感觉是真实感更强，因为你。 觉得有空间、有有深度、还有立体感。我请你预言呐，难道说未来的电影就走上三 D 的发展路？不一定，路路上吗？我我是这样想的，我我觉得从我是这样来分析啊。其实这个荧幕是我们一直一直来的感觉这种局限。其实电视也是，对。现在我们要要很多要去打破这个所谓。 受限制的空间，就四方块，这个又画面，一直我们想去离开这个东西，突破平面啊，突破平面。那以前我们看的电影历史的发展来讲，从这个呃默片到有声电影，那里面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就呃这个争论在里面，为什么电影有声音呢？ 对，因为电影不有声音更好了吗？像我们的小说啊什么的，只不过是他一个，没错可是电影声音，为什么有声音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有声音，对，而且声音带着很多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对，音乐、音效、对白啊、语气啊，哪怕是就是语言呐，多了一种声音语言，它有真实的元素在里面，嗯，所以电影带来一个这个声音了。 所以有有一段时间，观众开始熟悉电影的声音有声电影。可是有声电影当初是不受欢迎的。录音的方式很麻烦，因为很他。啊 <laughs> 我觉得我记得我看电影电影历史里面，他录音他他的机器放在一个一个房子里面，因为隔个玻璃跟拍水底一样。 <laughs> 演员在外面在讲话，他就在里面拍，因为机器的声音很响。对，所以基本上哈，所以呃。 那有些演员那个录音的录音的这个这个技术不够，录下来演员的声音变了变了样。所以很多大明星曾经有一些大明星因为声音，呃，在上一幕在经过那个喇叭出来不行，所以也给淘汰掉。所以他的意思是啊，你看这跟他的性格都吻合上了，就是人类这个技术的不断进步啊。其实他的性格就不断的突破限制。 二维到三维，他可找着乐土了，是吧？可是有时候回想起来，我蛮喜欢默片，就我觉得他并不会，就是等于摄影没有被电影淘汰。对，就将来如果是 3D 的话，它可能跟我们现在看的平面电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种不同的媒体。是的，二 D 也是不一样的，可是二 D 会是。我要讲的是，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是你说。